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今天学习第十六课，重点语句是：階段を上がって右に行ってください。上了楼梯往右拐。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，她和朋友一起来到位于新宿的一家书店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来听第十六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：階段を上がって右に行ってください。上了楼梯往右拐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あの。 漫画売り場はどこですか？二階です。階段を上がって右に行ってください。我来讲解一下，店员说：“伊拉西埃马塞，欢迎光临。”这是服务用语。在餐厅等服务场所，店员会对客人说：“伊拉西埃马塞。”客人不必应答。 是的，也可以点头示意一下。请注意，“いらっしゃいます”的发音要在“拉”后面停顿一拍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。安娜问店员：“あの漫画売り場はどこですか？”请问漫画区在哪儿？安娜非常喜欢日本的漫画，所以一进书店就问漫画区在哪儿。あの 是和别人搭话时使用的，这里相当于中文的“请问”。漫画区是由漫画加上柜台构成的。是表示主题的助词。是哪里？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，后续构成疑问句。 请注意句尾要用声调来读。我特别喜欢百货商店的食品区。要是问食品区在哪儿，该怎么说呢？嗯，我们一起想想看。食品是小 h o k i n 那是不是说小 h o k u h i n wuri bawa d o k desu ka？嗯，完全正确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绘画内容。店员回答说你 i g a i d e 在二楼。 你该是二楼，就是在数字你二的后面加上开楼。This 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。要是一楼的话，一是一七，所以就是一七开，对吗？嗯，很遗憾，正确说法是一该，因为一七开的发音不太好发，所以说。 该是一该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绘画内容。店员向安娜说明了漫画区的位置。階段を上がって右に行ってください。上了楼梯往右拐，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階段是楼梯。哦，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。上がって是动词。上がります。 上的态形，像这样把动词变成态形，可以表示连续发生的动作。下面还有其他动作。对，に是右边，你是表示方向的助词。一っ是行きます去的态形，在态形的动词后面加上ください，请就变成表示依赖请求的说法。 上楼梯的动作和向右走的动作可以用一个句子来表达。对，在这里呢，就是把上楼梯和往右拐这两个动作连接起来了。动词 agadimas 上要变成梯形 angade。那么江川，请你想一想，上了五楼往左拐该怎么说呢？左是ひ五楼是五階。 嗯，上がります上，变成推形就是上がっ所以是階に上がって左にいきます。完全正确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十六课的会话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階段を上がって右に行ってください。上了楼梯往右拐。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あの漫画売り場はどこですか2階です階段を上がって右に行ってください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助词に 可以表示场所，也可以表示方向，有很多用法。我觉得很难，我想请老师讲解一下“呢”的用法。好，下面就有请德勇老师。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德勇老师说：“助词‘呢’的用法因谓语的动词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。如果谓语是表示存在的动词，像‘います’。” 再这样，那么呢就表示场所。举例来说，我在车站，用日语说就是“私は駅にいます”。而当谓语是表示移动或变化的动词时，像“行きます”去这样的动词，那么呢则表示目的地。比如我去车站，用日语说就是“私は駅に行きます”。另外。 你也可以表示明确的日期或时刻，比如安娜十点来，十点是，十时，来是，きます。所以这个句子用日语说就是，安娜は十時にます。不过像明天或者下周这样的单词，它所指的时间要取决于是在什么时候说的。 也就是说，会因为说话时间的不同而产生变化。这样的词是不能用 n 的。例如，安娜明天来，明天是 a s 所以这句话用日语说就是 “Anna wa a s h a kimas”，而不能说 “Anna wa a s h a ni kimas”。除此以外，助词 “ni” 还有很多用法，请大家每出现一个就记住一个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金。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这是上楼梯的声音，用日语表达的话就是“咚咚”。这是敲门声吧？是的，这个声音也用。 咚咚，来表达。接下来是，是在菜板上切东西的声音吗？是的，这个声音用日语说也是咚咚。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拟声词咚咚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えっと、今日日本的店员很亲切，说话也很有礼貌。即便什么都不买，离开的时候，店员也会对你说“アリガトウございました”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十六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。 階段を上がって右に行ってください。上了楼梯，往右拐。下一次，安娜能否找到她想要的漫画书呢？听众朋友，下期节目时间再见。